จะถึงเวลาธรรมฉากัจฉาขอกล่าวนำ สักหน่อย ดีถ้ามีปัญหาอะไรถามปัญหา มันเป็นปัญญาได้ คนที่ไม่ทำอะไรจะไม่มีปัญหา คนทำอะไรมันก็ต้องมีปัญหา

เนื่อง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น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บางอย่างปัญหาบางอย่าง บางทีไม่ต้องถามเอาการทำบุกไปนั่นเราจะเฉลยที่หลังได้ ปัญหาบางอย่าง บางทีไม่ได้ถาม ไม่หลงก็เขียนไม่อยู่ เราก็ทำความเพียรต่อไปมันก็เฉลยที่หลังได้ ไม่ต้องถามหลวงพ่อเลยแรบเอง 很多问题呢，其实呢是不用问。那么第一天都讲过，通过你老老实实的修行，实实在在的修行，答案是是自然啊，会会出现的。 不管你是在实实在在的修哪一个法门啊，不要去思维。 思考说：“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为什么是那样的呢？为什么我会疼呢？为什么我会头痛呢？啊，为什么我有那么多的苦呢？”不用去思考，啊，只是老老实实的去修，啊，老老实实的去做。那我们这是啊，都把都不能教，放到这屋，叫 ดำเนินเรียนอยู่ใต้พระศรีมหาโพธิ์อะไรเกิดขึ้นวิเดสมาขันธมาสังขารมา มัจจุมาเรือบุตรมาน้าอยากเกิดขึ้นเยอะองค์ก่อนพระเจ้าตรัสรู้ปัญหาเกิดขึ้นแล้วเจอมาเนีู่ห้าอย่างมาวิเดสมา 堪堪，堪，罗阇堪，堪，善堪，佛陀在悟道成道之前，大家学佛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佛陀在成道之前，我子、我孙，还有。 我也不太会讲，那叫什么佛？各种各样的佛全都来了，是吗？大家都读过这个故事，对吗？么？ <laughs> 他点呢，那就呢。他那如果说佛陀的问题呢，应该比我们的问题多得多了。 阿弥陀佛，这释迦多王子的时候，他有三个宫殿，有三个宫殿，然后呢，修行的时候。 一个人跑到了菩提树下，又下雨，又被太阳晒。他的问题应该比我们多得多。那我们忍气吞，少受很多难耐。忍气，把杀藏的路，忍气开杀威话，忍苦来难耐。 佛陀一个人坐在菩提树下，也想念过自己的妻子，美丽的妻子；也想念过可爱的儿子。 也想念过宫里所有的事情。也曾经怕死过，因为一直有蛇被过来，很可怕的毒蛇。 ผลลำแบบลำผลที่มีที่มุงที่งมันหลอกลำ้าว底下下雨，一下又被太阳晒，啊，也曾经要生病。อันนี้ก่อนก่อนเป็น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นะเขาเข้าใจเนาะนันก็ เราเนี่ยอยู่สบายเลยสบายปวดสุขโตนะที่นี่นะ我们呢 一下雨浇不到，二太阳晒不到，很舒服啊！这个禅堂。然后有很多好朋友都坐在你的周围，陪着你一起共修，还有三个不远万里来到的出家人也陪着你。 佛陀是一个人坐在菩提树下，有问题怎么办？谁帮他？没有人给佛陀消灾。 ดีอาจจะเกิดกิเลสตัณหาบางว่าจะบนแรงด้วยเรียกว่ากิเลสมามีกันทุกคน也会有烦恼出现，佛陀呢？佛陀坐在菩提树下，也会有烦恼出现。เดี๋ยวมองก็กลับมาเวลานี้ไม่ใช่มาคิดเรื่องเป็นพาไม่ใช่ต้องคิดเรื่องสนมกับนันไหนแล้วมือสติกู้เฉยเครื่องมือเฉยเฉยหรอก 那么一念觉醒，一念觉醒，提起，一 <laughs> 念觉醒提起，发现，哎，现在不是应该想念妻子的时候，现在也不是应该想念儿子的时候，现在更不是应该想念宫里的事情的时候，现在是要聊生死。 决心提起起来，马上回到当下，活在当下，能让我们生智慧，就是这，知道马上活在当下。 知道，马上觉知当下，这个是让我们生智慧的。那这个就他把他们被自己，那用我们就不要的，那用你，我们就不用不要的，他可以要漏的过来，用的过来的，漏的过来的，把漏的过来的，他把那个用过来的。明白。 เกี่ยวคือบางครั้งท่านก็อาจจะเกิดปิติบ้างตัวรอนคือบางครั้งก่อนก่อนจะเป็น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ขนหัวลุกน้ำตาไหลคือปิตินะยินโกยินใจบางทีก็เกิดเบื่อหน่ายไม่รู้เลย我同一个人坐在梨树下，也会流眼泪，也会不知道不知不觉的就 笑出来，啊，也会，啊，刚才人家说也会，坐在，明明是坐在这个地方，但好像自己起来了，啊，好像自己起来了，离地有一尺两尺，啊，也有这样的状况。

不会出现一些很难解决的境界的。เคยไปสอนทำร่วมกันกับสำนักอื่นเขาเขาสอนให้เห็นนิมิตล้วก็สอนไม่ให้ไปอยู่กับนิมิตให้รู้สึกตัวต้องมาสอนลูกศิษย์ของเราให้เห็นนิมิตที่เขาต้องการอยากให้เห็นสอนอยู่ชั่วโมงหนึ่งไม่เห็นอะไร ขออีกชั่วโมงหนึ่งก็ไม่เห็นอะไรเขาเลยคิดว่า เอ๊ะทำไมทำไมไม่เห็นมีแต่นี้ขึ้นมาแล้วก็เลยบอกว่าสอนมาแล้วหลายที่หนึ่งชั่วโมงเห็นมีแต่แล้วนี่ถึงสองชั่วโมงไม่เห็น มันเกิดอะไรขึ้นนี่เขาเขาเขาถามเราเราก็บอกว่า ที่นี่เขาเจริญสติ ไม่เกิดนมิแน่นอน 曾经，啊，去，曾经有其他的法师，啊，来到他老人家的寺院，啊，说试一试，看一看，啊，你们的学生，我教他们，啊，然后呢，让他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有境界出现，没想到一个小时过去。 没有什么境界，两个小时过去也没有什么境界。然后就问老和尚：“为什么我叫他们，他们都没有，好像能啊飞起来那种境界出现？”老和尚说：“因为我们的学生学习的是觉知，如实的觉知当下，怎么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 เราก็เอาเอาลูกโอกาสนี้เป็นิมิตอยู่แล้วของจริงนะทุกคนมียกขึ้นมาดกนี่นิมิตของเราให้เห็นของจริงนี่มันเกิดนีไมิตอื่นไม่ถูกต้องไม่เห็นนิมิตเป็นที่เกาะ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ราเดินจบไปสะพานเกาะลาวไปเกาะลาวไปเอาเกาะตรงนี้มันคิดไปกลับมามันคิดไปกลับมา มันชุบมันทุกข์กลับมามันรู้ก็กลับมา มันหลงก็กลับมา 我们教的是，觉知，教的是觉性。就像一个人要过桥，要扶着这个桥的栏杆，扶一下，迈一步，扶一下，迈一步。意思是，走了，知道了。 回来，跑掉了，知道，回来了，啊，我们这个觉性，就让我们平平安安的过了这个桥，而且是非常有智慧的过了这个桥。我们的境界，他刚才讲说那位师傅的教的是要大家有境界，我们的境界就是每一个当下。 清清楚楚，这就是我们的境界。嗯，是啊，这没干啥，那个啥呢，是咱们啥国家，是是蒙古民族。嗯，那么有问题的人就可以问，正好三点零分，半个小时到。 今天下午呢，小谈的时间仍然是三十分钟，呃，每人限定只问一个问题，呃，先问题的举手。呃，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呃，做公盘的方法是不是已经全部传授给我？ 会不会有就是说随着修行的深入，我们还有其他？ถามว่าที่หลวงพ่อสอนนี่คือเทคนิคของวิธียกมือนี้ สอนหมดแล้วใช่ไหมคะ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ปฏิบัติไปสักพักจะมีอย่างอื่นสอนให้เราทำพอได้ยินไหมครับที่ที่สอนที่ผ่านมานี่สอนบทหรือยังครับ เทคนิค ของการยกมือนะครับ หรือว่าปฏิบัติไปแล้วเดี๋ยวอีมีเพิ่มเติมอีกแบบนี้ครับก็ถ้าจะ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นี่ก็มีการยกมืออย่างหยาบหยาบมันเห็นได้ที่หยางหยาบจางกลางก็ดูลมหายใจก็ได้ อย่างละเอียดก็ไปเห็นมันคิดกว่าคิดก็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สติมันจับกับ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กายที่มันหยาบดู 我们现在做手部动作，轻轻。他老师在用的词是“粗的”，教你的是“粗的”，是看动作的啊，不是看我讲什么，觉知动作的动和停，是吧？ 啊，清醒也是要觉知自己的动作，啊，就是粗的。那么通过一段时间你的修行，你会发现有更细的东西。他老人家说这儿，啊，有一些更细的东西，就是我们讲的看心念、看念头。但是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要打好基础，你就能看到你的念头。 就是讲一个粗的，一个细的。我们先从粗的开始。啊，对每一个朋友，一个都来，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能能来中大奖，啊，就不错了。在刚才买便宜，啊，你刚才讲，他望不到，因为呢，他眼睛，啊，他看，看，看，他看得出来。但是别人呢，他看不见。但是别人呢，他看不见。 我们在做手部动作的时候，别人能看到哦，你在修不动禅，好认真啊！但是修一段时间，如果你在看念头，你能看到自己的心念，别人就不知道，别人不知道你是苦还是乐。 别人知道。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ยังไม่หมดยังไม่หมด还没完，还没讲。还够得看。เออถ้าสติมันไวนะไป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เนี่ยตัวนั่นแหละเป็นการรักษาจิตตัวนั่นแหละเป็นการทำบุญที่สุด เพราะการรักษาศีลไม่ใช่การหายวาจา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เป็นการใจเยอยผู้ใดมีความคุ้นคิดในอารมณ์ที่คุ้นคิดไม่มีสติไม่สลัดความคิดออกไม่รู้ตัวผู้นั้นชื่อว่าสิ่งของเกิดดังแล้วก็จะ้วสิ่งจิตหาเพราะนั้นเรื่องเชื่อมรมาธิคนต้องมีสติเก่งๆไป一个嗯觉性很强的人 看到自己的念头，看到念头的同时，决心也在不断的强大。这时候，这个人才是一个真正在持戒的人。信这个，信这个，我们这个信什么？信这个，可以信什么？这个信什么的？这个。 这个戒不是世间戒，你跟我们在《看，跟跟尼泊尔讲的一模一样，不是世间戒，是出世间戒。这个出世间戒是有决心的，这个决心让我们没有贪嗔痴，没有贪嗔痴的决心，才是真正在持戒。 真正一个有界的人，而不是穿什么衣服，一定要剃头发，不是这样的。我感觉这样，如果我的手部动作慢了，我就需要去很刻意的去集中注意力才能觉知，而别人都说用不着这样。嗯，平日里我就是一个方面非常多的人，甚至有的时候有的事情做不去。 我都不知道了，嗯，我想问一下，跟这个原因有关系吗？如果不是不是这个原因，那我的问题可能出在哪？ <laughs> 问题是，问题是，就是动作太慢了就。 慢了，我就需要去很刻意的去觉知。如果不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要做多快呢？就给我看一下。这这样在公共场合里，我挺紧张。我就说快一些呢，我感觉这头脑轻松一些。因为慢了吧，我就需要很克制，所以别人是不需要这样。他的意思，如果慢了的话，网点多。 受到干扰，觉知不到手的动作了。然后呢？他就是必须加快动作，才能觉知到手的这个动和停，加快个速度。他啊。他就问一下这个手的速度是不是和他的网线有关系？是不是这个意思？ <laughs> <laughs> 是不是？要通过五个人，最后回到了。嗯，เขา嗯，刚才ว่าตอนแรกเขาทำเร็วใช่ไหมคะวันนี้ผมก็ไปบอกเขาว่าเร็วเกินที่ประจานจำได้ที่เขาอย่างนี้ทุกวันใช่ไหมคะเร็วเกินเขาก็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ก็ช้าลงแล้วเขาก็ช้าลงแล้วเขารู้สึกเขาเพ่งเกินไปเพ่งเกินไปเขาเขารู้สึกความคิดก็เยอะด้วยแล้วเพ่งเกินไป ไม่ค่อยสบายด้วย ทีนี้เขาอยากทำเร็วๆอย่างที่เขาเคยทำสบายไปสบายมาไอย่างนั้นนะคะ แล้ว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เป็นคนที่มีความคิดมากอยู่แล้ว ความคิดเยอะอยู่แล้วเขาบอกที่เขาต้องทำเร็วๆเนี่ยเป็น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คิดเขาเยอะเขาจึงต้องทำเร็วๆใช่ไหมคะแต่ก่อนเขาเขายกมือเร็วๆครับ แล้วเขานี่ยจะยกแบบสะบัดสะบัดครับพอไปแนะนำให้ยกแบบช้าๆสักหน่อย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ยกช้าๆแล้วเขาอึดอัด แล้วก็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มากมันไม่ทัน เขาอยากจะกลับไปยกมือแบบเร็วๆได้หรือเปล่าครับ เพราะว่าความคิดเขามากถ้ามันคิดมันไม่คิด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ถ้ามันคิดมามากก็ยกมือไปถ้ามันไม่คิดก็ช้าๆทำสบายๆไป您做一下给老人看好吗？就是不是不是，就是你做的最快的，你认为很好的那种那个动作，没关系，既然都问了，没有把。 ก็จะทท่าหลวงพ่อดูจาให้หลวงพ่อดูหลวงพ่อคนนี้ลองยกมือให้หลวงพ่อเบิ้งครับหลวงพ่อเบิ้งเพิ่นยกเขายกมือให้หลวงพ่อเบิ้งหลวงพ่อเบิ้งนะว่าเพิ่นยกเร็วเกินไปป่ะครับอ่าโอเคอ่า那那那那比较ไม่นไม่เป็นไรมันลงตไม่เลย แต่มันคิดมากนะตอนคิดมากเลยคือคือก็บอกถ้าถ้าตอนมันคิดมากก็ใช้ตัวนี้เป็นตัวแก้แต่ถ้ามันปกติก็ให้ยก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ธรรมดาง่วงไม่ใช่คิด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ทำง่วงง่วง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ง่วงก็ทำงานทำง่วงมากก็ับแต่มันง่วงมรนทำงาน 如果是你呃的念头不是那么多的时候，有没有那样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如果作慢了，我我就感觉哈，如果动作慢了，我就需要去很刻意的去觉知，我感觉头脑挺累的。如果动作快一些呢，我就觉得呃不需要那么刻意的觉知了，我感觉头脑反而轻松一些，是这个样子。我看到嗯是嗯，老师的回答是说嗯。 你还是应该有一个自然的、正常的速度。那么，当你的念头来的特别多，烦恼特别多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他说能许你这样，但是不能是从早到晚都是这样的，还是应该有。用了一个词是“正常的速度”，这个有一点稍快，稍快。那么，别人都说这个。 我就是说，按照这个标准速度，他们都是说，并不需要这个不是标准速度，是你适合你的正常的速度。啊，就是说按照这个大家的这个正常的速度，嗯，都说，嗯，不需要去集中注意力刻意的觉知。我怎么感觉就需要集中注意力去刻意的觉知？要不然的话，我我马上我就走神儿了。 ถ้า ถ้าขณะที่เราทำความเพียรอยู่ยกมือเนี่ยมันก็ใช่แหละถ้านั่งรถเมย์ทำไมถ้ามันรถเมย์มันติดเหมือนโกเทสใช่ไหมถ้ารถเมย์มันติดนะทำมันมันจะด่ามายกรัฐนตรีมันจะโกรธนม่นน่ะรู้ไหมนั้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อย่างนั้นตรงนี้ก็กลับดีกว่าไปคิดน้องกลับมานั่งอยู่คนเดียวเขาว่า ม่ใช่ไปยกมือบนรถเมน์นะค่ะมันกได้ได้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นุ่เขารู้สึกว่าเวลาเขาทำช้าเลยเขาเขาเขาตั้งใจมากที่ทำช้าเนี่ยเขาไม่สบายแต่ว่าเขาเข้าใจว่าเขาบอกทุกคนได้หลายคนบอกเขาว่าไม่ต้องไปเพ่งมากเขาก็เลยเข้าใจว่ามันต้องเร่งเ้าไม่เร่งเนี่ยนั่งอยู่ตรงนี้คิดนู่นคิดนี่ก็เสียเวลาสิกลับบ้านดีกว่าเข้าใจ ือที่ที่หลวงพ่อบอกนะว่า รู้มันรู้ว่าเผลอไปคิดอ่ะดีแล้ว รู้ว่าเผลอไปคิดอ่ะดีแล้ว เพราะปกติถ้าเราถ้าคุณอยู่ที่บ้านคุณจะตามความคิดไปใช่ไหมแต่ถ้าเราฝึกตัวนี้ เรารู้ว่าไปคิดใช่ไหมอันนี้คือสตินะต้องให้เขาเข้าใจว่าการรู้ว่าเผลอไปคิดเนี่ยเป็นสติเป็นการรู้สึกตัวนะไม่ได้เสียเวลา刚才你说念头特别多，是吗？想的特别多。我是不是需要按照那个速度 我我我知道，现在不说速度，现在就说你你说你的念头特别多，平常就是想的比较多，对吗？嗯。说实话呢，师傅说你已经很棒了。我记得师傅说你已经很棒了，因为你知道你的念头很多。你知道你的念头多，说明你已经有觉醒。你知道一次，你有一次觉醒；你知道一次，有觉，念头越多越好。 别人告诉你不用什么什么，你暂时先不用听，你先来听我说。刚才师傅说，啊，觉知，自然的、轻松的觉知当下的动和停，这是你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刻意的、故意的、紧张的、啊、过分专注的去觉知。 อย่างเสริมเสริมในนอย่างที่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ศเมื่อกี้ที่ว่า อย่าง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ก่อนตรัสรู้ท่านก็เผยไปคิดถึงที่บ้านคิดถึงสนมกำนันในต่างๆท่านก็มี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มือนกันแต่ท่านก็กลับมารู้สึกตัวได้อันนี้อันนี้หมายถึงเขาเขาเกลียดความคิดเขาไม่ชอบปัญหาปัญหาคือไม่ชอบความคิดพอไปเรื่องนี้มันจะไม่มีจะว่าไงอ่ะ 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วาาติสิ้นแล้วพรมจรรย์จะจบแล้วอีกอื่นที่ทำมันอีกแล้วมันก็จบเป็นเช่นมันคิดที่ไม่ได้ตั้งใจมันจะจบเป็นหลวงตาไปพูดว่า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นั้งสุดท้าย ความทุกข์เป็นั้งสุดท้าย 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นั้งสุดท้าย มันจะมีอะไรต่อไปไม่มีอะไรไม่มีอะไรเลย ไม่มีอะไรไม่มีไม่เป็นอะไรกับอะไรเลย เป็นมาตรฐานของจิตไม่มีไม่เป็นอะไรกับอะไรนะมาตรฐานของจิตถ้าจิตยังกูกูแค่แค่มันก็ต้องทำแบบนี้ ต่อไปมันจะหมดเป็มมันที่สิ้นสุดมันจบเป็นนี่คำสอนพระเจ้ามันจบมันไม่ใช่ว่าศึกษาเรื่อยไปนะเราทำอย่างนี้แหละมันจะทำเป็นแล้วมันก็จบแด้ 学习都没有 <laughs> 因为你，的念头特别多，想的事情特别多。来一次，老师说，运动越多越好。来一次，你知道一次；，来一次，你知道一次；，你知道一次，你决心提高一次；，知道一次，你的决心又加分一次。你要做的就是自然的、轻松的觉知当下的动和停，现在。 那至于速度，我再强调一遍。如果不是说，呃，念头把你弄得苦不堪言的时候，你要要一个正常的速度。那么念头真的来的非常多的时候，你心烦的时候，可以快一点，允许你快一点，不是不是每一个人啊，允许你快一点。还有昏沉的时候，也可以快一点。刚才这位师傅又说了没问题。 你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你不喜欢你想的事情太多，你不喜欢，你不希望自己那样。他刚才说这是错误的，你不需要喜欢，也不需要不喜欢，只是他来了，你知道了，看见了，不跟他在一起就好了，不跟随就好了。每天都讲这个东西，不需要喜欢不喜欢他。 它再多再少也不需要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只是觉知，然后不跟随就好了。我问别人说不需要。不用问他问我。但是我感觉。我我我说一句我就说这一句啊，我感觉我是刻意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是不是？我感觉要刻意去集中注意力才能觉知，那就那就先刻意吧。 还是要自然的，轻松一点，放松一点，好吗？啊，给别人一点机会。有些从来没有问过问题的以问呢。喂。嗯，家长，我想请问呢，是你今天问我那个问题吗？我直接问。嗯，他是一直一直啊说。 从从中午从上午开始，我就一直在下一直在下，就跟。 ตอนเช้าครับถึงตอนนี้ครับอยากหัวเราะแต่ทำอะไรก็อยากหัวเราะตลอดครับทำหลวงพ่อเองอยากหัวเราะเลยเดี๋ยวนี้มันอยากหัวเราะเราจะกลับมานี่อย่าไปโอดเรากลับมานรู้สึกตัวนะ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อยากหัวเราะอยากลองให้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ช่วงยาเออ我讲泰文想笑和想哭这边有讲哭 <laughs> 想笑和哭是一回事儿啊！你看到你想笑了，你觉知到你想笑了，你马上回到当下的动作，其他什么都不用管。不用理他，你越理他，他其实越笑，明白可淘宝抠跟跟我自比，来，我没办法，老是被老一宰。 เมื่อกี้หลวงพ่อก็บอกก็มีบ้างบางครั้งก็เป็นแบบนั้นบางครั้งก็อยากมาราอบ้างบางครั้งก็อยากร้องไห้ให้เป็นอารมณ์ให้ให้ดูเฉยๆอย่าไปเป็นกับเขาดูมันเป็น刚才分享佛陀ม道之前也讲对吗？的过是老师刚才讲，重要的就是你不要 跟着他，不要一直他想笑你就去笑，你一觉知道要笑了，你马上回到当下的动作来，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啊，还有刚才这边流眼泪的也是，不要理他，马上回到当下的动作上。OK，请教孙领导，那我们是一直强调说要止语，那就是说讲话了就会觉性就会失去。 但是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免不了要交谈，要与人家讲话。那就说我们自己在讲话的时候，而是听别人讲话的时候，那怎么来保持这个觉知？就这两方面：一个自己在讲话的时候，或是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来怎么保保保持我们这个觉心？嗯。 เวลากลับบ้าน เราก็ต้องพูดสิคะเราจะทำยังไงค่ะเราไม่ให้พูดกลับบ้านต้องพูด เวลาพูดแล้วก็ไม่มีสติ เวลาฟังคนอื่นพูดก็รู้สึกไม่มีสติ ต้องทำยังไง ถึงให้เวลาตัวเองพูดมีสติ เวลาฟังคนอื่นพูดก็มีสติ ตอนตอนนี้ ที่ฝึกอยู่ให้ปิดวาจาไม่ให้พูด แต่ถ้ากลับไปบ้านจะต้องพูดจะต้องฟังแบบครับทำแบบไหน ถึงจะมีสติได้ในตอนพูดตอนฟังแบบนี้ครับเราก็หันเหลือมจะเอาไปเป็นเอาไปทำได้ก่อนพูดก่อนทำก่อนคิดอะไรก็รู้สึกตัวหัดไปไม่ใช่มาสอนให้ติดปากไม่ใช่มาสอนให้นั่งอยู่ ให้ไปเคลื่อนไปไหว ให้ไปทำงานทำหน้าที่ขยันหมั่นเพียร มันจะดีมันชัดเจนแม่นยำออกจากบ้านติดมันเจประตูมันเจใส่กระเป๋าให้มันชัดเจนกนมีสติทำอะไรมันชัดเจนแม่นยำเฉพาะเรื่องจากนี้กนมีสตินะ ไม่ใช่ไม่พูดไม่จาออกจากบ้านใส่คนแจ ว่าเอาุเกมจะกระเป๋าใหนชัดเจนแม่นยำบางทีมันเลือนลางเฮ้ยเราใส่กุญแจหรือเปล่าลูกกุญแจไปไหนมันท้าผ้านั้นมันใช้ไม่ได้อาจจะชัดเจนแม่นยำใช้ความคิด อย่าให้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ใช่เรา ใช่คำพูด จะพูดถึงใดสมควรเจอไงกาละเทศะก็พูด อันนี้มีสติเนี่ย 我们现在是在共修，然后大家的共修的过程中，静语是一定要的啊。那么回到生活中，啊，如何觉知？老丈说：“我们这张嘴呀，造了太多的业了。这张嘴呀，造了太多的业了。”你通过对动物禅的呃休休息呃休息以后呢，学习以后呢，这个觉知提高，在说话前。 你就会觉知，你就有觉性。那么有些话不该说的，也就不用说。修得好的人话不多，修得不好的人才滔滔不绝。啊，在跟别人说话之前，自己有觉性；啊，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也有觉性，知道什么该听，什么不该听，不该听往上走。 该听的生智慧的听一听，不该听的马上离开。这是一个有决心的人。还有问题？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新那法师讲课的讲做开示的时候，嗯，那么我总体闭上眼睛在听，在做手部动作的时候呢，也想闭上眼睛在做。 那么在清醒的时候呢，我不习惯慢动作，而匆匆匆匆走挺快。那么这是正常的吧？嗯，那嗯，我太讨厌，อยากจะหลับตาเวลาเขาดูคนที่หลับตาเวลา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ทุกคนตัวทุกเดินท่าปกติธรรมชาติเขาก็อยากเดินเร็ว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ไม่ปกติหรือแบบนั้น ตอนจะนั่งฟัง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ศหรือว่าตอนยกมืออยากจะหลับตาครับ แต่ตอน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นี่อยากจะเดินเร็ว ๆเขารู้สึกว่าเขาผิดปกติหรือเปล่าครับฟังเทศฟังเทศเวลายกมืออยากจะหลับตา เวลา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นี่อยากจะเดินเร็ว ๆเขาผิดปกติหรือเปล่าครับถ้ามันเร็วก็ไม่เป็นไรถ้าไม่อยากให้ความไม่อยากให้มันอยากทำไมก็ทำตามมา ให้มันทำไรให้มันมีสติสัมชัญญะ เวลานั่งหลับตาก็นั่งได้ เวลาลืนตาก็ลืนได้อย่าให้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สั่ง อยากคิดอะไรก็ทำตามความคิดทั้งหมดมันก็ไม่ดี ให้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ใน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เป็นใหญ่ ให้มีสติเป็นใหญ่ยับยั้งชั่งใจ要做你自己的主人知道说不应该闭眼睛 马上觉知，把眼睛睁开。知道说自己走得太快了，马上觉知，走一个，呃进行的时候，一个正常的速度来走，啊，轻松的、放松的一个速度来走。马上觉知它，一觉知就知道了，啊，知道了就啊，正常的在一起，好吗？啊，我那个没那力量，没有够。行的速度。 Jangan sulit. Maka aku đơn đơn không muốn có biết là trên vô kỷ là đơn vô vô Hãy thỉnh mình biết. Phần màn đây vậy. Cao thì này phần màn. Chỉ cần chỉ cần số lượng, đại khái 应该是一秒钟一步，大概是一秒钟一步，一秒一秒一秒一秒钟一步。 悲就是你要觉知，一觉知就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就是说，呃，是不是一分耕耘必然有一分收获？我感觉有的时候好像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功夫，好像好像没有什么进步。 <coughs> พยายามตั้งใจแล้วตั้งใจปฏิบัติแล้วต้องไปก้าวหน้าต้องก้าวหน้าต้องก้าวหน้าแล้วแต่เขาพยายามมากๆแล้วรู้สึกเองยังไม่ก้าวหน้าค่ะเขาปฏิบัติด้วยความเพียรอาศัยความเพียรมากครับ พยายามมาก แต่เขาความเชื่อเพียรพยายามครับ เพียรพยายาม แต่เขารู้สึกว่าไม่การปฏิบัติไม่ค่อยก้าวหน้าครับทำไมไม่ไปประเมิน พียรคืออะไรความเพียรคืออะไร ความพยายามครับพยายามที่รู้สึกตัว ครับ คงตั้งใจปฏิบัติมากแต่ แต่รู้สึกไม่ได้ผลการปฏิบัติแบบนี้ครับ ก็ก็รู้เฉยยไม่ใช่ไปอยากรู้เพื่อให้ได้ผลไม่ใช่คิดแบบนั้นทำให้มันรู้ซื่อๆลยนะรู้ซื่อๆเนี่ย老老实实的知道当下เพื่อจะได้ 老老实实知道当下的这个念头，不是修行，不是为了要见到早讲三个得到什么，想做什么，想当什么，不是为了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才是真正的在修行。 จะทำไม่ได้ ไม่ได้ทำได้ทำไม่ได้ผิดถูกอันนี้ไม่ต้องเลยไม่ผิดก็ไม่มีค่าถูกก็ไม่มีค่า มีแต่รู้ ได้ก็ไม่เป็นมีค่า ไม่ได้ก็ไม่มีค่ามีแต่รู้เรู้เฉย其实进步 好的没有价值，不好的也没有价值。在修的过程中好像得到了些什么，也不是也没有价值，没得到也没有价值。老老实实的知道你们这个念头，不要在修的过程中，不要在修的过程中。 想要有一个什么结果？如果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你是达不到的。对，老老实实的知道你现在的信念是什么样的，你一知道就好了。一知道马上好了。但是刚才那个听的师傅说。 你的耕耘肯定有收获，不要急，老老实实的觉知，老老实实的知道现在的这个心念是怎么回事。啊，不能让干兵来，来个破事情，来破将，破事事，来破这些难兵，苏万波的兵，不能让干兵来来闹乱。 十号，呃，这个月七月十号，老和要去，呃，这个在泰国一个地方要讲讲座。这个讲座的题目就是“老老实实的知道，老老实实的觉知”。 <laughs> 他要去讲座，好像有几千人，他说，就是老老实实的知道。 老老实实的觉知，老老实实的知道你的身，老老实实的知道你的心，不要去期望得到什么。今天跟我过过测试，那些过等于过什么？三十年前就开始说，三十年前就可以说，老老实实的知道，老老实实的觉知。 不管是在泰国也说，在美国也说，去台湾也说，去哪都这么说。去印度，好像又去印度，还有刚才讲去缅甸，所有的人都都是讲这句话。六四四四四。 <laughs> 老老实实的，知道，坚持。 我在练习的进行的时候哈，发现那个一个是走快一点，第二个是后退容易觉知一些，就是说腕面少一些，后退的动作难度大一点，走快一点，这个是不是正常的？另外一个就是练习手手部动作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哈，就要加快，加快有时候甚至连成线了。 但是我感觉有一个方法就是如果是外面有音乐的时候，跟着那个音乐节奏做好，那个动作就非就比较有规律了啊，一下下停顿了，看看这个，如果是用音乐的话哈，合不合适？就是这个做起来做做啊，不不自觉就做快了，而且而且做快的时候，光也还少一些。就像啊，音乐舞蹈。哎，对对对，就是啊，一个节奏一个节奏很有规律的，我我玩的非常好。 呃，看看这个可不可行？可不可行？哎，他是不喜欢念口，嗯，不喜欢念。实际上已经在怕这个节拍了，已经听着音乐反应，他加了扎实也好，音也好，就是为了压着念。啊，เวลายกท่าปกติความคิดจะเยอะแต่เวลายกเร็วๆเราว่ามีเพลงนอกเขาก็จะยกตามจังหวะรู้สึกสบายมากเลย ถูกหรือผิดคะจริงๆแล้วคนที่เห็นสุอธิบายในะบองจริงๆก็คือเขาไม่ชอบ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เขาเขาหาวิธีจะทับความคิดเขาให้ได้ก็ใช่ลองลอง เขายกปกติแล้วเขาคิดมากครับคิดมากคือยกจังหวะปกติเราเราคิด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มีมาก แล้วคราวนี้พอเขา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เพลงข้างนอก แล้วเขายกตามจังหวะเพลงครับ แล้วเขารู้สึกเพลินสบายมาก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ดังนั้นต้องยกเร็ว ยกเร็วๆตามจังหวะเพลงครับก็เลยสับได้ มันก็ไม่ใช่สติแล้วมันหลงไปแล้วมันหลงไปข้างนอก่ใช่觉性，配乐舞蹈不是觉性，里面有一大部分是迷和痴。มันก็เหมือนนักเต้นรำที่เขาเต้นตามจังหวะเพลงมันก็ตลับมาอย่าไป马上回到觉知当下。 就是当下的动作，不要不喜欢念头。看见它马上回到当下的动作，不要跟随。他是倒退、倒退的那个局限，强烈是不正啊，这个刚才这个问题 OK，可以，哈。但是有时候不知不觉要快不知不觉，呃，早上说还是要回到是刚才问题，还是要回到一个正常的、自然的。 轻松的觉知当下的手的动作，不要跟这个音乐跑，不要跟音乐跑。那我们刚才回答第一个字就是，那是迷着呢，迷那个音乐了。啊，倒退哈，呃，各位要练中功的，呃，เวลาถอยรู้สึกได้สติดีแต่ว่าเวลาเดินเร็วก็ได้สติดีถูกหรือ ถ้ามันได้สติดีก็ถือว่าได้สติดีถ้าได้สติดีเขาเดินคนไหนคนใส่แว่นน่ะหรอคนเขาบอกพอเขาเดินเร็วๆแล้วเขาได้สติดีครับ ถูกหรือผิด เดินถอยหลังด้วย เร็วก็ได้ถ้ามีสติถ้ามีสติช้าก็ได้ถ้ามันมีอะไรเหตุการณ์เกิดขึ้นก่อนที่ 如果你走得很快，后退是对的。如果你走得很快，你能够觉知，那可以。但是还是要以一个正常的速度。这个词，人家用的词。 正常的速度，让旁边的人感受到是一个正常的人。你走给老师看一下有多快？啊！精神走，走不是，你说你走得快，你就比较容易觉知。走快啊！再走过去。再走过来。

ใบลิข้ามันอยู่กับเราเองที่จะต้องสอนตัวเราอย่างไรหามา อย่าไปจนเพื่อให้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นะอะไรก็ใช้ได้ถ้า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เช่นยกจังหวะ ถ้ามันง่วงงอก็นี่ก็ได้ยกจังหวะซ่อมยกแขนนี่ก็ได้ถ้ามัง่วงหาโอกาส 这个就看你自己，看你自己。那你刚才还是说，看你自己。如果你觉得说这个速度你可以觉得很好的话，就看你自己。但是之前不是讲还是一个正常的速度。老婆能老婆婆能坐吗？坐没听见话吗？嗯。对吗？啊，对，我那个。 也就说，哎，你那个速度，如果你觉得很适合你自己的话，可以，但是还是应该正常一点。那刚才又说，我们比如说我昏沉的时候，很昏沉的时候，啊，来做了这样一个动作，是吧？然后昏沉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然后刚才又做了这一套动作，是昏沉的时候做的。我问这个师傅会不会做？教大家一下。 กิดมาไม่เคยทำแบบ คือเรียกว่าเราหาวิธีของเราคือท่าไหนก็ได้ที่มันรู้สึกตัวนยดีกว่าไม่ต้องคล้ายๆ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ทำแบบนี้เราอาจจะทำแบบแบบอื่นก็ได้ก็แล้วแต่หาวิธีตรงนี้จะได้ไม่ติดที่รูปแบบ แต่ให้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แล้วรู้สึกแบบไหนก็ได้ใช่ไหมฮะอันนี้สำคัญกว่า ก็ทำอย่างนี้ก็ก็ให้ทำตามหลวงพ่อนะหลวงพ่อครับ นิมนต์ให้เพิ่นเบิงจากรอบนะครับ อะไรแกงง่วงแกงง่วงแบบ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นะครับ来，我们大家跟老上学这一套对治昏沉的动作。他说这一套动作是田教给他的。มันยังง่วงอยู่ออกไปอเรื่อยๆก็ได้ 只是昏沉的时候做，不昏沉的时候不用做。哪一对用啊？哪一对双个？ <laughs> 两遍就好了，不困了。你们都做不太明白，是吗？啊，忘了两没看到。忘了那哈哈哈哈哈！看 昏น的时อย่าไปจนอย่าไปจนต่ออาการต่างๆที่เกิดขึ้นกับเราเนี่ย เอา เอามาใช้ เอามาใช้อริบทต่าง ๆ ของกายนี่มีเยอะแยะเลยมาเอามาลุกนะจนจนหลวงพ่อไม่ถึงว่ายอมแพ้ จนถึงยอมแพ้ 不管你是要按摩自己的头，按摩自己的胳膊，按摩自己的腿，你还是要按摩你的脸，还是你通过什么动作、什么方法，都是让你啊不要输给困觉，让你自己坚强起来。可以讲当你张着大嘴要打哈欠的时候，马上闭上，啊，战胜它，因为你的觉知已经告诉你了，你沉了。 嗯，你说这个清醒的时候，他这个觉知和前进、斜退、往前走的觉知应该是一样的，是吗？那个感觉。然后就是后退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不像往前走，因为快嘛，它比较轻松，但是往后走的比较慢，所以我就是感觉要觉知快不短，比较刻意。嗯。不要讨厌，不要在做工太冷，我们敢配。 ้าได้ถ้ารู้จักตัวรู้จักตัวจะไปต้องแต่ผมมันไม่ชัดเจนเหมือนิมข้างหน้านะนลองตาไม่ค่อยใช่ถอยหลังไม่จะไปข้างหน้ามันจะเดินถอยหลังไม่ค่อยได้เท่าไหร่ถ้าใครจะทำก็ได้ไม่เพื่อติดแล้วแต่คน看你自己，如果你觉得说你后退的话，你会比较刻意的话，那就不要。 刚平他说，刚平他说，他就是从来不后退的， <laughs> 一直往前冲。嗯，对，肯定的，我也没办法，你给莫文蔚寄去没给他点能量，鼓 看个人，看你怎么自己觉知到，你就怎么走。刚才，挡了吗？ ากเขาปวดหัว เราต้องไม่คิดมากใช่ไหมคะแบบนี้แหละ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มันมันคิดมากแล้ว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ความคิดไม่ควรจะมีใช่ไหมคะใช่ไหมนีเพราะเขาคิดมากคิดเมื่อไหร่มันก็ปวดหัวคิดคเลมากเขาเขาคิดบางทีเขาคิดมากแล้วเขาปวดหัวครับ เราควรจะไม่มีความคิดหรือเปล่าครับอะไรแบบประมาณนะครับ ก็ถ้ามันคิดอะไรมากมันก็รู้สึกลัวสา างทีก็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มนบางคนบางทีปวดหัวนี่เกิดจากการเพ่งเกินไปก็ปวดได้ การคิดเลยมากเกินไปก็ปวดหัวได้ว่างช่นกับมนรู้สึกตัวอย่าไปเช่นที่อื่นใดให้กับมารู้สึกตัวนะถ้ามันคิดอะไรมากกลับมานี้ ถ้ามันเพ่งมากเกินไปก็ออกปาอยู่ที่มือนี่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นี่ก็นีมนี่เนี่ยมี่วิธีอาศัยได้ที่สุดกลับมาเอมาวันนี้ 多一定会头疼，还有，呃，还有，太专注一定会头疼。今天还有一个人胸闷，女士，太专注一定会头疼，胸闷。知道自己想太多，太专注。

不要去控制他，说你别疼，你别想，不用管他。马上你觉知到了以后，就看远一点，看远一点，远远看，哦，树好美哦，啊，绿色的啊，然后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呢，轻松了一点以后再回到觉知当下的动作上来。不要说你别想，你为什么头疼？啊，不要有这样的念头。 深呼吸，头疼的时候要深呼吸，放松，长长的深呼吸，让自己放松。要面带微笑，要面带微笑，不要那问夸张。心里要微笑，心里要微笑，不是脸上笑。 我呢，往不苦的吧，觉得。嗯，觉得自己的这个苦太好笑了，自己的念头太好笑了，自己的烦恼太好笑了。老师你好，我在那个嗯，就是做的时候，然后会逐渐的，然后念头会比较少。 然后会进入一种，嗯，感知一种自身的，嗯，来自自身的一种节奏。然后呢，我的手部就会跟着这种自身的节奏在走。是这，不是不能说是自身的节奏，就是自己手部的节奏，而我能够同时感知我的手部。然后这个，嗯，就如果，嗯，这种也一想其他的事情。 这种节奏和我手部的感知都不一样，这个这个是不是正常的现象？什么时候？嗯，大概就是昨天晚上就开始就有，一直到现在。没有到现在，上午有，下午。我ั้ง来ต我บ่าย我去ง到我นแล ก็ยุไปดูลยุมาก็รู้สึกคล้ายๆมือคล้ายๆมือยกเองค่ะแล้วก็เขาชัดเจนเดินตามชัดเจนทุกอย่างแล้วพอเราไปไม่มีแล้วไม่รู้ว่าถูกหรือไม่ถูกตอนตอนเมื่อคืนเมื่อคืนวานกับตอนเช้าครับ เหมือนมือมันยกเอง แต่เขาก็รู้สึกนะครับ เหมือนคล้าย ๆ มือเบา แต่ตอนคล้ายๆมือมันยกเองแบบเบา ๆ สบาย ๆ ครับ รู้สึกตัวดี แต่ตอนบ่ายเนี่ยไม่มีอาการแบบนั้นแล้ว ทำไมถึงเป็นแบบ อย่าไปหามันบางครั้งก็มีได้บางครั้งก็ไม่มีอย่าไปหาอย่าไปเสียดายบางทีมันก็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ต่างๆได้ มันมีได้บางโอกาส不要去找他，他不来不要觉得哎好遗憾呢，为什么为什么不再来呢？ 会，马上回到觉知当下的动和停上，才是正确的。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是正常的。 สิ่งทุกสิ่งมีการเกิดขึ้นตั้งอยู่แล้วก็ดับไปทุกอย่างอย่าไปสงสัยกับมันมันก็มีเกิดขึ้นตั้งอยู่แล้วก็ดับไปอย่าไปสงสัยมันทุกอย่าง不要去执着它，不要希望它再出现。懂แต่ไม่มีปัญหาไม่ใช่เป็นปัญหาใช่ไหมเป็นปัญหาก็คือมันก็ เกิดให้เห็นใช่ไหม แล้วก็มันก็ดับไปให้เห็น เราไม่ต้องสงสัยมันก็มีเกิดมานอย่างที่หลวงพ่อว่ามันก็ มันจะเป็นอะไรก็ให้มันดูมันเนาะมันไม่ได้เอาหมดแล้วมั้งครับ หมดแล้วครับนะครับ นี่ก็ขอบใจทุกท่านนะนี่แสดงออกมาตาความรู้สึกของตนเอง มีคนหนึ่งครับ มีคนหนึ่งครับก็สุดท้เดี๋ยวเวลาเร็ย一เดี๋ยวเวลาเยน 在在几小时钟？在几小为了ปฏิบัติ，为什么要睁开眼睛？不可以闭着眼睛做动作？因为我睁开眼睛做动作呢，就好像敏捷没有那么大，闭着眼睛呢，就很清楚。但是呢，就是我自己呢又。 很容易就闭上眼睛，而且呢，又很容易分神。那段时间特别容易分神，一分神，一分神，马上就是一个妄想出来。没没听明白。没听明白。我都咚咚乱打，好吵乱呀！睁开眼睛怎么样？睁开眼睛，睁开眼睛，他就是睁开眼睛。 动作了哈，比如像要刻意才会睁开眼睛就要很刻意。睁开眼睛就比较刻意。不刻意呢，怎么样？刻意才会那个动作就会比较明显。要是不，要是闭上眼睛的就不刻意，就是这一提手一提手一放下就自然就知道。就是睁开眼睛的时候又不刻意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不刻意就是。 比较比较走神，觉知不到，哎，走神，哎，一直有妄念。妄念也不像是妄念，但是就是分神的时候，就是一分神，马上就一个妄念出来。哦，嗯，เราตาทุกมาก็ชอบไปเห็นนู่นเห็นนี่ก็รู้สึกตัวได้ยากเห็นไหมเห็นคนปกตินะรู้สึกตัวได้ยากแต่ถ้าเราตาเขาจะชัดเจนรู้สึกตัวได้ดีมาก เขาเขาตอนแรกเขาถามว่าทำไมวิธีนี้ต้องดับตาครับเออทำไมต้องลืมตาเขาเขาชอบหลับตา พอหลับตาแล้วเขารู้สึกว่ามันชัดเจนรู้สึกตัวชัดเจนดี แต่พอลืมตาแล้ว เห็นคนนั้นเห็นคนนี้แล้ว มันบอกแวกครับมันบอกแวกก็หลับตาก็ได้ลืมตาก็ได้ แต่ว่าเลืมตาก็ดีบางโอกาส หลับตาก็ดีบางโอกาส ถ้าเลืมตามันจะเป็นปกติชีวิตของเราต้องเลืมตา ให้มันอินทรีย์แก่ก้าเวลามันเดี๋ยวตาเห็นลูกก็อย่าหวั่นไหวไม่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ถ้าไปหลบหลีกกันไปก็อ่อนแอได้ อย่างตาเคยนั่งอยู่ในป่างูด้วยมา เรื่อยมาเราอยู่เราก็เห็นงูมันเลื่อยมา มันจะมาขึ้นตับเรา แล้วก็เอากล่องไม้ขีดยกพ่วงใส่มัน มันไม่รู้ว่าเรานั่งอยู่นี่ตัวไม่ขีดกล่องไม่ขีดตรงม้ามันก็โชว์คอขึ้นแต่รังพานโคเราของตอนอาจีวรของบ้าน กรรมกระโดดมาก็จะเอาผ้าจีวรคุมหัวมันอันนี้เป็นตามก็ดีอย่างนึ่งถ้าหลับตาน่ะ มันเลือกมันเปิดกันแล้วไปต่อยไี่ตกเองตัดงูกัดเอาตายเลยทีเดียวงูห่าเลยบ้านป็มตาก็ดีเราก็ไม่คือ ถ้าถ้าเรานั่งหลับตางูอาจจะเลยเข้ามาตักเราก็ได้ เห็นจริงๆเห็นจริงๆ แต่ถ้าเราปฏิบัติไปลืมตาไปสิ่งอันตรายเข้ามา เราก็ป้องกันได้ คล้ายๆ ป้องกันไว้เฉยตั้งหูก็ไม่ทำเลยแผ่เฉยๆแล้วก็แล้วก็แล้วก็ทิ้งตัวแล้วก็หนีไป ไม่ได้เข้ามาแต่ประโยคแรกประโยคแรกๆสำคัญกว่า 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是每天闭着眼睛的。啊，刚才文化讲了一个故事，他以前在森林里面练习的时候，练习动作时，睁开眼睛做什么动作，在森林里面，遇蛇。 大蛇过来了，这蛇过来了，因为当时他是睁着眼睛，看得很清楚，一只大大的蛇来到了他的旁边，他就拿嗯火柴盒，他就拿火柴盒，哦，打了这个蛇的头，这个蛇就一下就这样挺了起来，啊，挺了起来。 然后，嗯，他就拿他的这个，呃，衣服、白袈裟挡着自己，然后这个蛇就走了，啊，这样挺了起来，看一看没什么，走了。他说：“这个时候，意思这个时候，如果你是闭着眼睛，就死了， <laughs> 被咬死。”了。

放起来。藏起来，藏起来，不要给买卡的，人你的表去哪儿了？在什么地方？找一找。找不到吧？被偷走了都不知道吗？人单，人单开票，开单。被偷走了都不知道。那就是说，我再请问一下，就是说一个。 坐着的时候啊，坐姿也都是盘坐，跟这种跪坐有什么区别？跪坐，盘坐是盘腿的，跪坐呢，像我这样，像我这样，那是什么？像我这样是快腿。那你什么？光快腿，盘腿。两那。 นั่งขัดสมาธิครับนั่งขัดสมาธิกับนั่งพระเพียบมันมันต่างกันมันมีผลยังไงหรือเปล่า没什么区别，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都可以，坐椅นั่งบนเบาก็ได้นั่งเก้าอี้ก็ได้นั่งเก้าอี้ก็ได้ 你是看到他们都是这样做的，是吗？泰国的师傅都是这样做，都是这样做，都是因为他的衣服这样这样做很舒服。谢谢。